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六十八集。林重玉和素隐月站在一边，听着林清霄和洛寒一边说话一边走远。他们两人对话自然，语气随意，完全当旁边的林重玉等人不存在。 林青霄把洛寒送到他房间门口，洛寒开门时，林青霄隔着一臂站着，忍不住嘱托：“你消耗神识太多，一会儿好好睡觉，不要玩。”洛寒要控场，每一场训练都极为耗神，恢复神识的办法从古到今都一样，那就是睡觉。嗯嗯，洛寒点头，一口应下。 林青霄看着他的态度，自己心里也不抱什么希望，指望洛寒自觉，基本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林青霄最开始勉强让步，还严肃的声明下不为例。现在让步的次数太多，连林青霄都习惯了。洛寒想到什么，叫住林青霄说：“哎，等你回来，我们和邹继白商量一下配合的事吧。听说过几天会有公开团体战。” 去希尔米海的路程大概需要一个月，现在已过了一小半。无论个人成绩如何，都必须开始训练团体战了。这次提前组队的人公开团战，一是为了服众，二也是一种指引。这次公开战之后，所有人都要组队了。队伍结构如何安排，资源站位如何分配，这次表演赛就是一场大型示范。洛涵三人小分队也要参战。 古行星君充分发挥了希尔米海的特色，对手随机，地图随机，比赛项目随机。他们有可能抽到七八人的大队和对方开战，也有可能抽到妖兽，两个队伍自动成为同盟应战妖兽。虽然并非正规赛事，但毕竟要公开亮相，该做的准备还是要提前准备好。林青霄听到，微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。 他淡淡开口，语气听起来漫不经心：“你似乎很关注邹继白，无论什么时候都把邹继白挂在嘴边，就连练习也第一个想到邹继白。”洛寒听到这个问题，生出种奇怪的感觉，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。他说：“我们队一共有三个人，我身上见到你有什么话不需要特意说，只剩下他了。” 除了提他，还能提谁啊？他们既然是一个团队，那就要共同进退。就算邹继白对动脑子的事毫无贡献，那也不能绕过了邹继白，直接由洛寒和林青霄两人制定团队计划。林青霄听后，神情静静的，点头说：“好。”他实在太安静了，仅看神情，实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。 他这个样子总让洛寒想起仙魔大战时的林青霄，那时候的他，也一样无喜无悲，清醒却做着最疯狂的事情。洛寒莫名有些没底，他自从遇到林青霄后，对自己的判断力彻底失去自信，他也拿不准林青霄到底黑化了没有，为什么黑化，黑化了多少？他出于稳妥，小心地提醒道。 你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的责任，你没必要苛求自己的。林清霄眉梢轻轻动了动，你为何突然说起这些？你听到了什么？嗯，没有。洛寒虽然否认，但是心里却想，他不是听到了什么，而是他亲眼看到了。洛寒也知道，尚未发生的事情不应该算到林清霄头上。 他现在什么都没做，洛寒只能隐晦又委婉地给林青霄灌输“人间有真情”，试图让他好好搞事业，不要谈恋爱，尤其不要掺和男女主的虐恋情深。哎，你放心，什么传言都没有，是我突然想关心你。洛寒硬着头皮输出价值观。这段时间要磨合队伍，我都没什么时间和你说话。任务虽然要紧。 但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给自己压力太大，我总担心你把自己逼入死胡同。其实，你若停下脚步看一看，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关心你的，比如我。我当然希望队伍中所有人都好，但是毕竟我和你更亲近一些。如果非要选择一个人，我更希望你好好的。林青霄微微睁了下眼睛，他以为洛寒更喜欢和邹继白待在一起。 他没想到洛寒竟然会这么说，这似乎是第一次，他成了天平上被选择的那一方。替换身份，天雷力劫，云梦寒指认，每一次他都是被放弃的那个。林清霄生出些微的茫然，原来他也有被人偏爱的那一天吗？洛寒说完后，自己尴尬了，他觉得他夹带私货太明显了。 他一直暗搓搓给林青霄灌输价值观，希望他在他伟大的友谊的感动下，忽然发现世间还是爱与温暖多一些，从此放弃毁灭世界，一心建设美好天界。可是他好像用力过猛了，洛寒整个人都尬住。他本以为林青霄不会理会，没想到一抬头，他竟然眼神湛湛，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。 心情很好，洛寒莫名其妙，甚至觉得诡异。怎么了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林清霄太过内敛，或者说闷骚，无论喜怒哀乐都不会表现出来。洛寒只能根据一些小细节来揣测他的心情，比如他垂下眼睫是心绪波动，摩挲手指是强迫症发作，突然话少是心情不好。 前两天他的情绪就很低，但是现在，仿佛突然晴朗起来了。洛寒一脸惊诧的看着他，林清霄似乎心情真的很好，临走时甚至摸了摸洛寒毛茸茸的头发。你好好休息，不要玩太久。有不熟悉的人敲门不要开门，遇到事情立刻给我发传讯服。洛寒点头，好。 林青霄还是不放心，他又嘱咐了几句，亲眼看到洛寒锁好了门才离开。他走出走廊时，看到林崇玉和素隐月还站在大厅里。此刻身边没有洛寒，林青霄连眼神都没有往另两人身上分，漠然的擦肩而过。林崇玉和素隐月站在一边，目送林青霄远去。 等他走远后，林崇玉和素隐月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和防备。林青霄刚才在洛寒房间门口说话，隔着大半个走廊，他们声音断断续续，基本听不清。然而林青霄临走前的动作却没法作假。要不是林崇玉和素隐月对林青霄相当熟悉，他们几乎以为林青霄被人夺舍了。 几次三番嘱咐，临走时摸头，还等对方合门后才离开。这真的是林青霄吗？但是林青霄经过他们时冷漠的态度，又依然还是那个林青霄。林重玉和素隐月面面相觑，俱无言以对。洛寒关门后，他靠在门边，也是一脸震惊。 大魔王的世界真的好难懂啊！他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又为什么突然好了？奇奇怪怪。洛晗一边说着，一边换下弟子服，躺到床上。他说着不玩平板，马上睡觉。可是躺在床上的那一瞬间，手不由自主的掉出了平板页面。嘿嘿，我不玩，我就看看。洛晗先是刷了六界数据，又翻看国家级别的祭词。 确定没有遗漏大事后，才调到日常任务。洛晗看到病毒一般跳出来的“求财、求子、求姻缘”页面，疲惫地捂住眼睛。他默默选择了一件已读。天道都在艰难的兼职，蹭着天宫补贴勉强糊糊口的样子，没法给你们赐福赐财了。上天自己都自身难保，保佑不了其他人呢。就像举重选手不能举起自己。 洛寒虽然能赐福，但是却不能赐给自己。医人者不自医，他可以降下气运保佑某个人好运，比如那天给邹继白施加好运光环，却不能左右自己的气运。天道无情，无情则至公，只有不含任何私人感情，他才能公正地评判每一件事万物皆有法，神也要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。 所以和洛涵自己相关的事情，他也没法干预。比如，他就不能让自己一开门就捡到一大包零食，也不可以让自己不修炼就拥有逆天的修为。他顿感在仙界打工好难呐！洛涵把今天的日常任务完成后，正打算关闭天道平板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：他刚才似乎感受到一缕魔气。可是这里是天宫的非洲。 船上每个人都是经历了重重审查才被推选上来的精英弟子。非洲上怎么会有魔气呢？很快到了公开比赛的日子。比赛当天，所有弟子都坐在场外。最中心的空地上是一方宽阔平整的阵法台。比赛次序是随机的，连对手也随机。不知幸还是不幸。 洛寒三人匹配到的是六人队伍，这六个人是公认的强队，而且人数比他们多了一倍。幸运的是，他们抽到的不是对战模式，而是妖兽模式。洛寒多少松了口气，他们不必自相残杀，而要两队合作一起打倒妖兽。然而，这样同样有好也有坏，好处是他们可以合作共赢。 坏处是，匹配到的妖兽会异常强大。抽签结果公布后，对方的队长主动朝洛涵三人走来，隔着两步远向他们拱手：“一会儿有劳三位了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”洛涵也点头：“嗯，合作愉快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